锵锵三人行，哎，我觉得这一两个礼拜啊，真的就是中国这个法治建设里程碑的一周，对不对？呃，从来没有一个礼拜中国人是这么喜欢看法庭戏，对，是吧？家辉是不是看的也很热闹？ 我看，而且很多想法嘛，像最近不是有那个李某某是吧？小那小女子哈，小女子上庭，然后看到他妈妈，他妈妈叫孟某某是吧？啊孟孟孟哥。孟某。 <laughs> 啊孟某孟某。孟某孟某孟某孟的，因为我看到一段呃片段，还有呃还有照片，看他穿的非常贵气的出庭嘛。呃、我给你看，我给你看看他的照片，孟孟哥。 哎呀，这个是挺漂亮的。对，当然了，他是他是演唱家嘛，然后这个就是白天出庭，然后呢晚上当天晚上呢就去演出。 哎，没有，他我永远祝福你，祖国永远。 <laughs> 对呀，他他他晚上现在他很需要祖国祝福他们家。他晚上去哪里？不管他哈。他白天出庭这一幕，就令我想起以前我们在美国读书嘛，修一门叫法律心理学啊。我记得其他一课很好玩的，就讲讲你出法庭，不管你是原告还是被告，你要穿什么衣服，你要怎么样打扮来赢取注意，害了他小孩嘛。 怎么讲？可是我先说，每个社会的状况不一样哈，可能他他情况不一样。可是从美国或者说英国或者说香港这个习惯的做法，他是害了他小孩，因为太贵气了。你看大了眼睛，然后漂亮的衣服，还有那么气派，挺起胸走。 你就要低着脑袋夹着尾巴做人，要穿的破衣烂衫。哎，不要破衣烂衫，主要是说你看哈，我们我们看两个极端。第一个是他那么贵气，因为整个焦点，坦白讲，那个小小李子啊，不是第一次出事了嘛，以前已经说出事，大家很多言舆论的焦点都是说，哎呀，可能他被爸妈宠坏，有一个这样的说法。那大家整个心理作用也是这样子嘛。那你母亲这样的贵气出来，大家就觉得，你看。 落实了大家的，而且我，而且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李某某跟薄某某学的，怎么现在比较时髦，一上法庭 <laughs> 全都没有，没有什么都没干，是吧？对，不是这个什么苍蝇和老虎嘛，先是老虎，现在看苍蝇。但我觉得你说他妈妈这个。 很贵气哈，他可能你也是妈妈， <laughs> 我这不能跟人比了，人家多这个中国好妈妈，你说是吧？就是什么都你是中外好妈妈， <laughs> 不是，不是 <laughs> 他这个就特别的强势，而且他是把就他帮着他儿子把所有的事情都翻了嘛，就而且他说出说警察不应该怎么叫也呃，就长时间的去这个讯问他，觉得好像是在那个逼供，说你问了他三十多个小时，你等于在逼供。 那我还真查了一下，其实法律上没有严格说你不可以审他这个三十多个小时，但是呢，有律师曾经有呼吁过，说给这个嫌疑犯要也有这个尊严，也有人权，最好是每天只审呃这个八个钟头，节假日还要放假， <laughs> 等等，就是他帮他就是在辩驳很多事情，就而且他之前给跟那个律师之间去打交道啊，然后发声明啊等等，我觉得就整个案件在他妈妈变成是一个最主要的人物了。我我觉得这孟哥啊是豁出去了，就是你看就说。 北方的处女膜是是造造造假的，然后又上访。对，你说这个豁出去，这个特别的生动。我说，你说以前他们看到那个甘露露的妈妈，比如说， <laughs> 也是觉得就是中国式妈妈就特别能豁得出去。我我觉得他他这个豁出去不一样。你知道，我当然咱不能瞎猜，人家夫妻俩关上门商量什么。但是我在里边看到一种啊，中国式分工。 啊，就是你看啊， <laughs> 其实啊，这次这个这么多全全祖国祖国祖国这么样的祝福孟哥，你看网上一万八千多条骂的，就说这个孟哥被骂的，但是其实我又觉得啊，你有多大的必要，呃，去骂他呢？当然有些人说他什么干扰这个干扰那个，但是咱要私下里讲，我就觉得他在所谓的公众人物和妈妈之间，他其实就是选择做了个娘。 <laughs> 就回到了， <laughs> 回到了动物本能，就是就是，你看为什么上中国人呐？你知道，这也是我非常嗯，怎么说呢？很敬佩，也很就是很很喜爱中国女性的一个地方。这种呈现的这这就是没面子的事儿啊，往往是老婆。你看收收钱的老婆，甚至你比如说过去那个大画家、大书法家，在前门朋友来了送给你，嗯，写了字送给你。 啊，老婆这这都告辞了，老婆追出去要钱啊！你这中国人的老婆就是这种情况，哎，李双江，你不能表态。 在在这事儿，在香港也是啊，好像有什么官员我忘记了，他出了事儿，然后说啊那个房子呃那个地是我呃那个是我老呃是我老婆租的，我都不知道，然后是我就是我老婆家的人弄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就撇清了。所以香港就，策略，全推给老婆。那香港就多了一个名词嘛，就因为好几个高官都是这样，有事情老婆出来顶。对。所以呢，所有高官都被称为 BMW，不是宝马的意思，是说 Bring My Wife，怪我老。 <laughs> 是我老婆的罪，那对对对。因为你说你像美国，你克林顿克林顿敢推到希拉里身上吗？ <laughs> 这希拉里不打死他？那不是出来有护他？那我完全同意扩出去，因为坦白讲，碰到你小孩有麻烦，我们当父母的一定扩出去的嘛。啊，你叫我请请家断产都无所谓，可是你要用对的方法。刚比方说什么呃，看到指出对方的破绽漏洞都对。 可是你要用方法，还要考虑观感啊。像我说，你看你看到那个照片，那个孟妈妈非常敬佩，为了小小孩出来哈。可是那个他这样就完全落实了，大家想说啊，你就是宠坏的。所以呢，结论呢，潜台词呢就是说，就是你宠坏嘛，所以他犯罪嘛，那更让人相信。 还没审，已经觉得说有可能犯罪，我觉得这个是很危险。我刚说，一方面啊，不应该穿得这么贵气，这么花。普通话怎么？花哨。花哨。花哨，还有四个字的，再来。花招花枝招招展。花枝招展。啊，答对了。女人就缺人家花里胡哨。 <laughs> 我嫉妒。那另外一个呢？就我记得老师说，要么就蓝色嘛，要么黑色嘛，要么白色嘛，端庄。 那个叫同情分，人家相信你可信，你这个人是可信的，这样。可是有一点，我们这个法庭里面没有没有陪审团呐，嗯，所以这个同情分需要法官也是人呢。哎呦，你你现在发现了没有？中国的这个司法，庭内是在闭门审判，庭外展开道德审判，这个而且你就会感觉到啊，外部的这种现在这个网络的舆论呐。 我不能说，当然要求法官不能受外界舆论影响，但是真的你能不受外界舆论影响吗？对，我那天我就问他们，我说就这个啊，李某某啊，你就最后假如判一个，就是假假如啊一万个假如，就是说不成立，强奸不成立。 你说那全国人民会往法庭砸了？有有有全国人民很快就忘记了，我们多少戏要看呢？一一出又一出，我觉得也可能，也可能对，咱就是热闹一通，而且完了骂一通就完了，是吧？而且特别好玩，就是原来我们看的那场有关政治人物的这个审，这这个审案，变着变着变成了这个。 桃色新闻，对对，桃色新闻的这个，哎，我们看着看着老往政治方面引，嗯嗯嗯嗯，哎，对对对对对，没有，对啊，我觉得，假如收回那个案案案件哈，前一阵子那个案件，我真的完全想到卡夫卡《审判》这个书里面，就这是一个人莫名其妙哈，当然不能两个背景不能类比哈，可是那个小说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是说，莫名其面对一个莫名其妙的系统。 在审判过程里面，有些讲了，可是没讲出来的背后的，其实更应该去想，更荒谬的，更让每一个人在里面都是无能为力的哈。那个书很好玩，有机会我来讲一集审判哈。可是收回这个这个呃什么外面的舆论，法院里面的判决，我觉得香港还有英国啊那个法律系统那个做法是可以参考的，可以考虑是什么？我们不能评论的。 假如小李子这个案件在香港现在开审的话，对不起，我们节目是不能讲的。你外面媒体。 评论呢都是犯法。的。陈振聪，陈振聪那个时候，那不是一媒体也一直在讲吗？还没开审呢，开审的过程里面你是不能评论的，不能去报道里面，不能有任何，因为香港有陪审团制度，OK 哈， <laughs> 那那是不能评论的。像我们媒体是不能跟中国人讲话。媒体是可以报道。我看像美国，比如说你出一个什么事情，而且他们特别爱报那种家庭伦理啊那些，然后出了一个什么事情做连线证人，他都有很多说的，而且就是陪审团里面的。 人他是呃，他就是那个审完以后，有的人是可以在他不出具他的名字的这个呃这个情况下，他可以跟这个媒体讲。所以当时是怎么决定怎么样判？但是有一件事儿，就是香港媒体，就是他还最后有一层遮羞布啊，或者说是这个最后一层的揣着明白装糊涂。但是这种这个较劲呢，其实就是一种法治精神的体现了。就是媒体报道，比如说，为什么你今天只叫李某某呢？ 嗯，为什么香港的这个所有的没有判的案子，他这个记者报道你都注意啊？明明就是马家辉，但他说有人是吧？这个偷了他的钱包，他不会说马家辉偷了他的钱包，他全是改成有人怎么怎么样，或者怀疑有人，他一定要这种句式来。形但经常当这个人是明星的时候，也很不幸的会把名字给说出来，搞得当事人会很尴尬。你说明星啊，那名人呢？对呀。可你是可以报道，不能评论。 嗯，那因为你评论就是影响司法公正，那我们中国人讲，你挡得住天下人悠悠之口。 <laughs>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这些天呢，我跟那个广大网友的这个一样，都是注意力啊集中在了孟哥身上，而不是他儿子身上。哎，我要不说是不是说，如果是妈妈给儿子辩护，嗯，大概应该是比较没有力的。 关键他没有参与这个事情，他怎么他从哪个情节上可以去去指证或者什么？他完全都不知情。其实咱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妈妈为了让儿子脱对脱罪吧，不惜一切，呃，这这这需要做什么都可以。对，哎，你说，当然他们很多人骂他说你怎么能够这样啊，这样那样的。但是我又觉得说，好比说你们家亲属出了什么事儿。 是，这个我们说很多次，就是中国人就是这样，就是以家就家是家这个单位是最是最重要的，家是我们的这个宗教也好，咱们怎么说，咱们叫宗族社会嘛，以前讲，嗯，就是家人是最重要的。我就有有的时候我在想，就是从小我们受的道德教育里面，什么都是好像跟自己有关系的会多一点，而对他人的呢，呃，要对人家友爱也好，什么也好，最多是让人家不要侵害到我，就好像老是画一个圈子，在这个圈子里面要把你自己给保存住。 嗯，那家是当然是对哈，我叫马家辉嘛，没有人比我更懂得家哈。我们香港广东人很传统的，到处都是家辉，因为希望你扛起家家的家辉啊。所以就算啊，我们看美国好了，那个史诺登啊跑掉，还不是他扒出来，对不对？劝他，还有这这个那个说很多话，我觉得。 全世界哈父母亲啊都会这样做，问题是你整个制度容许他做到什么地步？因为呢，我有时候看新闻看不懂啊。因为妈妈出来，假如坦白讲，小孩犯的事，你觉得律师有的是地方讲的不够好，我会也会讲话，也会有意见啊。问题我的意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入这个审判过程？法官没有没有理由容许，除非我是证人哈。他可能说，哎。 传召我坐在证人台上面来作证，那一段时间我才能讲讲话，才能呃作为记录，不然的话我在外面随便怎么样讲多少话，写多少篇文章不算数的。还有一个很有意思，但是这一次最重要的一个这个证人就是呃这个女孩，她是不来出庭的。对，晕倒了，是是晕啊晕了这么多天，昏昏过去了，呃，好像精神状况，哦，是因为这个，就压力极大。 当然，双方律师，呃可能这边律师说装的装的， <laughs> 那那边律师说呢，是因为有些网友要声称要人肉搜索他，所以这个女孩就是吓昏过去了啊。 他这个他这个律师也就也很好玩啊！第一次我看到是说，他就他这个律师看到他的妈妈好像很强势嘛，要要这个不惜这呃这个代价弄，所以呢骗他妈妈的钱就拖了很久，好像不愿意去开庭等等。现在呢好像又有一个律师出来，我那天看到就他有一个这个讲话，他就说那个女孩是加害者，说因为她把我们的五个孩子都给。 走到了这个今天是不全就全怪他给带坏了。 <laughs> 我觉得这个话也蛮有意思的哈，因为呃，呃没有君君小君君都是这个 <laughs> 所以都是性工作者把薛老带坏了。 <laughs> 他去换女人把男人给带坏了。没是小君君这句话我最同意了，因为假如他律师讲这种话的话，发生在其他地方，甚至香港、台湾，我们通常会看到什么呢？看到女性主义者会出来抗议。 不管是女性主义者一些团体组织啊，一定是说，哎，你说什么？把话讲清楚。你意思是说，女人或者说性工作者让你们犯罪是吗？那呢，我就会有人抗议啊。就在不管案情如何，就你律师这句话隐含的性别的歧视哈，一定会抗议的。所以我们从因为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全。 做嘛？我经常强调说，重点不仅是看那个事情，是看对于那个事情的反应，不管是律师还是网友，还是有没有人出来声援呃支持哪一方面哈。那我们看到这个部分呢，蛮多缺口的。 包括刚说律师这种话，好像目前我看不到有女性团体出来抗议，出来声援。没有这个意思，好像还没有这意思。大家就觉得那个人的身份就还不清楚，而且现在都统一叫什么卖淫女啊，还叫性工作者呀？不，不是，现在又改了，好像又统一的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从就只要你跟这个沾边，就用一些非常消极的负面的词语来去后去形容。嗯嗯。那反而呢，他说到他的这个这个被告人的时候，他说我们的孩子。 <laughs> 啊，就假设这些人是去夜店的人，是他们好像非常的这个无辜，什么都不懂。然后那个女的，她一个女的教五个男人怎么样去啊性启蒙课， <laughs> 好像是这个感觉我。 我觉得以前那个顾鸿明不是说嘛，他说他就他说中国男人应该要要娶妻妾哈，一个茶壶要配几个杯子，他说不能给，他说不能给倒过来。那现在他的意思是一个茶杯赔五把壶才你你你你你可以逗一逗顾鸿明啊，说那这样发展下去，其实啊，评论应该这样说，我们的孩子啊。 真去上夜店不能太省啊！假如找五个， <laughs> 那可能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或是说，我们的孩子以后来夜店，给他八折吧， <laughs> 让他不要乱来。但是你说这个啊，你像你那天还说呢，就说呃，中国人对公众人物有什么样的要求？我觉得这个啊，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啊。这个，假如说公众人物她是个妈。 嗯，对吗？哎，公众人物，你看为什么现在李双江不出来？因为李双江很难说。他身体不好。不，还有因为他是有一定的这个头衔等等。呃，我认为啊，就是有时候要不说中国人，但还是又说回中国夫妻很多时候啊保这个老公。什么叫保老公啊？因为你意识到没有，为了孩子竭尽脱罪啊，竭尽一切努力之后，那么如果最后你这孩子是强奸罪成，嗯，你本人呐，所谓作为公众人物。 你前妻你一直在干什么？据说孩子他妈没管好，也是 blame my wife。不是，包括你看现在为什么这这孟哥承受了最大的这个骂名啊？因为所有为儿子脱罪的举动，都是他去做的，包括呃又又去公安局报案，又去什么？你知道这意这意味着什么？过去咱们讲，你是一个爹，但是同时你还是一个公众人物。作为公众人物，大家觉得好像好像觉得你有义务正确，你知道吗？你有义务正义，对不对？可是。 当碰到你儿子的时候，如果你儿子最后败诉了，那么你前边讲的，你知道这两个身份之间啊，作为呃父母亲，按说你无所不用其极，只要让儿子免免罪，但是到事后就证明你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呢，袒护，你明白吗？他对要讲一句这个公道话哈，其实如果这件事情，咱们就算他。 呃，跟这个女孩子，因为现在这个案情很复杂，咱们也不知道要信谁，咱们也不知道。是。那么他们有这样一套说法和就和那样一套说法，总之是有六个人关起门来。那么假设是那么回事儿，他的儿子干了这个事儿，你一定其实能说明这个爸爸或者这个妈妈他就有罪，或者不能叫有罪，或者说，呃，我们就一定能去谴责他们吗？ 没有一般一般的印象嘛？现在讲一般的，反正家族嘛，诛九族这种事情啊，不仅是法律的事情，有时候是观感的问题。养不教，父之过哈。对，多少还是受影响。这几千年前老祖宗就裁判了，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摊上什么孩子，这可真是看上帝是吧？谁也不敢说自己会教育孩子，谁能保证自己孩子能？ 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好？我记得我三十岁的时候哈，刚当父亲嘛，小孩出生嘛，有一回听倪匡啊，那个大作家倪匡啊，啊，轰熟了啊，他讲他讲了一句话是：哎呀，别那么用心了，别那么操心啊，好的小孩学不坏，坏的小孩教不好。这样，我当时这样听，我心里还讲。 你这讲什么废话？我不相信，因为我是读心理学出来的。心理学有一个说，一个学派学的人呐，基本上白纸一张。嗯，啊，有一个心理学家名句嘛，他说：“你给我二十个小孩，给我一个空间时间，我可以答应你，把每一个人按照我的计划训练成为律师、医生等等等等。”哈。 一，哪几十年前有这样说法哈？那我是相信这一套，所以我当时是瞧不起倪匡说这个话。嗯，那后来我现在一眨眼，我小孩二十岁了哈，我那个半白老翁啊，我就觉得我每一次我就回想到倪匡这句话是绝对对的。你好的小孩冥冥之中真的好的学不坏，坏人你真的教不好。 有人你说我们收回小小离子的案子啊，有人说爸妈宠妈妈宠是吗？我们看到太多的朋友了，也是有权有地位，也是从小孩宠的不得了，可是小孩子好的不得了。 啊，没有变化呀，好的不能这个东西，是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对对？还有一个就是你说小孩子如果干了坏事或者怎么样，那么怎么样算一个好的父母？有时候我也想，那么如果这个父母尊重法律的这个裁决，如果他当时就把孩子绑了送过去，哎，你们定罪，他要有罪他就是有罪，他没罪就，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会反而尊敬他们的父母？还是会说大义灭亲？这个其实是个贬义词。 呃，你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伦理问题。那你看那个那个斯诺登的爸爸，他其实刚一开始还跟他，就是他隔空喊话，他有说说你停止做这个对美国人这个不利的事情，还跟他这样讲。嗯，所以所以这个呃这个博呀博博和古开来啊，为什么让人唏嘘不已啊？嗯，那在法庭上你看到啊，老婆举证，老公对吧？或者是情夫 <laughs> 还是什么谁恋人啊？就是。 你你会感觉到这个人的关系啊，呃，真的是那没办法，都放在那个地方，你不得不咬。嗯，那那可是话说回来，这些中国的爸妈也蛮好玩的。我很有经验，因为我在大学嘛，我还管着宿舍，每一年都面对他们新开学爸妈来，都问好多问题，都问我，假如我发电邮给我小孩，他三天不回怎么办？我都回答，关我什么事啊？ 但是你跟你小孩的关系啊，你不要来问老师啊。在中国的爸妈。接着为您播出《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